的公权力跟社会秩序的行为，行政院绝对不能坐视不顾。魏阳在现场实际上是维持秩序，号召同学呢和平的静坐下来，表达他抗争的诉求，但却被冠以六条莫须有的罪名。即系俾我作为一个代表，可以喺短短三个月赢咗佢咧，我谂民主党系要好好检讨啦。早晚呼应，监察社会。

对于这样的一种明显的要破坏国家的公权力跟社会秩序的行为，行政院绝对不能坐视不顾。卫阳在现场实际上是维持秩序，号召同学和平的静坐下来，表达他抗争的诉求，但却被冠以六条哦莫须有的罪名。即系俾我作为一个代表，可以喺短短三个月赢咗佢咧，我谂民主党系要好好检讨啦。

你是说台湾人对福茂协定的感受？哎，对，然后那个国民党马英九他们对那个那个民情的了解有多少？你可以分析给我们听一下。嗯 呃，我想第二个问题比较简单，就是马英九政府当然对民情不了解，所以这五年民意支持度会比梁振英还低，只有 <laughs> 百分之九 <laughs> 九，或者是不了解，或者是不 care。对，我觉得这几年台湾的问题就是政治精英、政治统治者不 care，所以年轻人会站出来，因为。 其实这个站出来并不并不奇怪，因为这年轻一过去五年太多的社会题，年轻人不断的站出来，感到非常非常的愤怒了。嗯嗯。OK，那么第一个问题，服贸协定，我想其实说实话，可能大部分人都不是非常了解。嗯。但是关键的不是是否了解具体的内容，而是台湾的一般的，我想这个时代您都很焦虑，对于台湾跟中国越来越靠近，其实有一种焦虑。 <laughs> 尤其是觉得说哦，其实大家我想并不是反对跟中国来往，其实赞成某一种健康的关系。可是国民党这几年就是说不断的、快速的，而且粗暴、粗鲁的在推动这个整合。嗯，所以这一次有这么多上万个年轻人出来，就是因为各位当然也知道，在这个审查过程中是三十秒来决定了台湾跟中国大陆的经济关系。嗯，所以想大家反对是这个，就是本来。 尤其是香港的经验，很多人看到觉得说，哦，可能福茂学对台湾的经济产业、对于就业、年轻人就业、对于生活，甚至对言论自由的控制，因为这次开放中资投资台湾的广告业嘛，那大家都知道，中资银行在香港有抽广告的问题，所以是很全面的恐惧，就是说。

<laughs> 我想，这个马英九说法治是民主的基础，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很好笑，因为这一次很多人抗议，就是因为马英九不遵守法治。嗯，因为照高的服贸协定，它不是一个行政命令，它是一个条约，它不能够在立法程序上说三十秒就要送议会做存查，所以这个首先他们已经是违反了相关法律的立法过程。嗯，第二个是说，其实我们都知道，其实民主本来就应该有容许。 这个街头抗议，尤其是公民不服从或香港讲的公民抗命。今天学生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，一种公民抵抗的方式进入立法院，其实就是因为这个体制整个 system 已经 break down，已经失灵了。学生不信任这个代议体制，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必要的冲击，这个是比较关键的事情。那至于台湾，还是有些人说这个报名啊，甚至是国民党的重要幕僚。 现在美，美国总说反暴力，对，其实民学生根本没有暴力，身份上报名，学生既没有骚群，也没有捣毁商店，根本没有所谓的暴力。反而我们想看到是学生非常有秩序的做垃圾分类，OK，嗯然后做这个大家群众的组织要求大家礼貌坐下来，嗯，可能是有少数一两个人有比较失序的行为，但是我觉得整个学生大家是能在，甚至是我可以说是形成一种新。

我我觉得说不上分裂，可是我想的确，任何社会运动，说实话，一定都会有刚才说的激进和温和的差别，在策略手段上的差别。尤其这次运动并不是一个长久预谋的运动，嗯，而某一个程度是一个临时起意的结果。然后现场的组织可能也有，的确有不同的团体大家一起参与，所以我想意见有这个不一致，有 d i s a g r e e m e n t 是是正常的。但我想大致上说不上分裂。

正是因为如此，所以大家更反对这个过程的仓促跟粗暴，因为台湾跟中国大陆建立这个经贸关系是太重要的一个事情了。所以应该是，我觉得甚至花几年时间去慢慢的建立一个民间的朝野之间的事。而不是非常强硬的就说哦，我国民党推动要推动这个东西，那背后有什么利益，人民不知道，但是就极为。

我想这样的，就是说整个国民党的 legitimacy 正当性都非常低了。嗯，但是问题就是，民进党能不能接得起来，让人民觉得它是一个好的 alternative，另外一种选择？嗯，那说实话，民进党表现也是让人不满意的。对，就是说，在这个其实社会对国民党上不满，可是民进党并没有提出一个好的，包括政策上的选择，包括人选上的选择。嗯，民进党没有没有人选的，蔡英文呢？嗯，他不是一个好的人选吗？ 呀，蔡英文现在，那我说 overall 来说，譬如说在这次七合一，你刚刚提到年底的七合一选举，这个台北市长提不出来，所以是一个所谓的素人柯文哲来选。那新北市这么大一个，是尤其坤先生是一个大家觉得上了一个世代的人物，所以大家觉得其实民进党整体的政治精英的其实是不行的，然后政策上更不要说，所以我觉得很难说民进党会不会有大的胜利，当然，民进党肯定会。

即系郑家富就意思，没错，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我想我想我想我想是没办法的，就像我刚刚说的，就是说其实其实现在台湾有一种很，我现在香港也蛮流传，就是说好像还是有人觉得学生是被民进党控制的，或者学生是偏绿的。其实这个真的是太不了解台湾。过去我想陈水扁执政到现在的经验，就是台湾的社会运动、民间社会学运，其实早就是非常自主的，反而民进党是非常尴尬的。 民进党其实碰到这个场合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其实民进党，我们看到他后来这些天王去支持，等于是说他被学生逼出来的，去站在那边。 <laughs> 可是学生，我说实话，他们也不太 appreciate 这个事情。对对，OK，就是他们站在门口这些事情。那其实因为其实学生很聪明，包括明天社会，大家也希望看到，甚至很多人质疑。 今天你站出来，可是过去你到底做了什么？嗯，对，在我们今天出来，你才出来。可是过去民进党有没有好好的去阻挡，或者好好去讨论这些事情？甚至在立法会有没有放水？就是我想很多这样的讨论。所以今天虽然民进党表示支持学生。

行政院绝对不能坐视不顾。魏阳在现场实际上是维持秩序，号召同学来和平的静坐下来，表达他抗争的诉求，但却被冠以六条莫须有的罪名。即係俾我作为一个代表，可以喺短短三个月赢咗佢咧，我谂民主党系要好好检讨啦。早晚呼应，监察社会，仗义执言，开启真相。